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九十集，洛寒被这一起一落吓得说不出话来。虽然知道林青霄办事靠谱，飞行途中不会走神儿，但是眼睁睁看着往圆塔上撞去，还是有点吓人。只能说，大佬就是大佬。 明明早就可以转向，但是一定要撑到最后一刻才动。洛寒以为这就是大佬的自信，然而林青晓本人简直不敢相信他干了什么。我竟然在飞行途中走神，还差点撞上圆塔。自我学习飞行术以来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低级失误，尤其是走神的原因还如此难以启齿。 林青霄陷入深深的自责中，他又在一座屋檐上借了力，随即稳稳滑落。落地后，林青霄几乎立刻就收回手，结果因为太过紧张，手指不慎抠下来一颗珠子。林青霄手指捏着这颗珠子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而这时，洛寒站稳了，回头朝他说话：“我们这是在哪儿？” 林青霄下意识的握拳，将珠子藏在手心明明此刻直接告诉他自己的失误最好，林青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隐藏。林青霄顿了一下，才能回答洛寒的问题：“在南城区，离我们的住所不远了。”啊，那就好。洛寒也觉得这里像是居民区，于是和林青霄说：“路不远了，我们走回去就好。” 叶子楠他们两个应该能找到回家的路，我们回去等他们吧。好，林青笑点头。洛寒转身，走了两步，发现他没动，惊讶的回头询问：“怎么不走？还有事吗？”林青笑捏着手心的珠子，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启齿，最后他竟然可耻的回避问题：“没事，走吧。” 洛寒打开院子禁制，果然那两人一阳还没有回来。洛寒熟门熟路地回自己屋子放东西。等他逛了一圈出来后，发现林青霄竟然还站在花园里，他手里拿着面具，手指在鲜艳的彩绘上摩挲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洛寒想，他们两人的反应倒是一致。进屋后第一件事就是解开面具。不过看他的样子，是遇到了什么为难之事吗？ 怎么了？洛寒贴心地问：“你有心事吗？”林青霄抬头看向他的方向，虽然说话是注视着他，但是视线一直没落到实处。你的衣服上，腰侧掉了颗珠子。洛寒做了许多心理准备，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他竟然说这个。他低头去看自己的衣服，林青霄提醒：“右侧。” 洛寒又转到右面，他找了很久，终于在腰侧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找到，这里少了颗黑色珠子。洛寒其实有些无奈，这个地方并不明显，周围有镂空花纹，上面缀了半透的黑纱，旁边还点缀着金色绣花，有这么多装饰掩映，少了一颗黑色的珠子，要不是仔细找，还真发现不了。洛寒实在服气了。 林清霄的强迫症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只是少了一颗珠子，看他的样子，恐怕这一路都耿耿于怀呀。洛涵本来想说丢了就丢了呗，但是他照顾林清霄这个强迫症重症患者，委婉道：“啊，可能我换衣服时不小心掉在什么地方了，一会儿我回屋后仔细找找。”他说出这话的时候，并没有想过真的寻找。 没想到林青霄竟然伸出手，白皙的掌心放着一颗莹润的黑珠子，在这里。这个发展又让洛寒意外了，他有些惊诧的走到花园，从林青霄手里接过来。啊，谢，谢谢。洛寒没有问林青霄是怎么发现这颗珠子的，他自动脑补成衣服在路上掉珠子，被林青霄留意到。洛寒暗暗嫌弃。 这件衣服定价这么贵，质量却不太好，才第一次穿竟然就掉东西。这样看来，妖界的服饰性价比未免太低了。洛寒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对方才的事儿也没有追问。林清霄欲言又止，想主动提及又不好意思，极其纠结。洛寒没注意到林清霄的纠结，他一直惦记着赌方遇到的诛仙石。 相比之下，这些小事实在不值一提。他着急办正事儿，也不管邹继白和叶子楠还没回来了，匆忙拉着林青霄往屋里走。哎呀，别管那些小事了，都不重要。那块诛仙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洛寒和林青霄在花厅坐下，林青霄尽量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正事儿上去，说道：“那个魔族赌徒心态但他把所有妖珠魔晶都输完了。” 竟然还留着这块石头，可见此物来路不凡，价值远在钱财之上。洛涵顺着这个思路一想，发现的确没错。那个魔族赌得最疯的时候，也没有把石头交出去，后来是输红了眼，想要绝地求生，才孤注一掷把石头放到赌注上。在他的认知里，这块石头应当是远远比魔晶贵重的。林青晓点头说。 他输了石头之后，竟然直接大打出手，不顾赌房规矩，想抢回石头。而且名字有灵，魔族给这种石头起名“诛仙”，绝不会无的放矢。洛寒试探地问：“所以……”“所以我猜测，那个魔族应当是魔差。这块石头是他的任务目标，他必须保护这块石头。失去后，轻则受罚，重则殒命。” 这样才能解释他的举动，有道理。洛寒细想，也发现越来越多细节。最后他出手时，虽然神智疯疯癫癫，可是魔力并不弱。听说魔界弱肉强食极为严重，普通百姓根本接触不到修炼方法。他这样有拳脚的人，要么原本就是特权阶级，要么就是自学成才，被上位者招揽，为权贵卖命。以他身上亡命之徒的气息来看，多半是后者。 说到这里，两人都感到一种不祥的气息。六界名字有灵，没有人会随便起名字。而且仙魔两族彼此敌视，比如仙族的困魔锁，那就是真的专门研制出来克制魔族和凶兽的。现在魔族给这种奇怪的石头取名“诛仙石”，真的很不寻常。林清霄都没有听说过的东西，可见一定是魔族偷偷搞出来的。 而且时间不会远，就在最近。如今魔界奸细在希尔米海内对吞元兽虎视眈眈，与此同时，妖族的大明城中出现名为诛仙的石头。魔界带着诛仙石来妖界，还派人去仙界抢夺吞元兽，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呀？何况，洛涵还有另一层担心，他知道在后期魔界出现了一座诛仙台。 如今看林青霄的口风，想然截止现在，天界并不知道诛仙台的事儿，那就说明，要么是魔族把诛仙台隐藏的太好，要么就是诛仙台是后面建起来的，很可能材料就是他们面前的这种诛仙石。洛寒和林青霄对视，两人目光中都不轻松。洛寒勉强压下担忧，说：“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了。” 在这里猜测不会有任何结果，为今之计，还是要先试探出诛仙石怎么用。林青霄点头，示意洛寒往远站，你退后。洛寒站离桌案，林青霄用阵法试了试，最后从储物空间中拿出灵石和诛仙石一起放在阵法中。洛寒亲眼看着灵石和诛仙石接触的地方慢慢变得暗淡。 灵石中的灵气被抽走，最后完全失去光彩，化为一堆齑粉。更惊人的是，诛仙石竟然放出一股魔气。院子中的禁制察觉到有魔气，立刻响起警报。林青霄手指抬起，关闭了禁制的警报。院内重归安静，但是刚才的轻松却一扫而空，气氛变得极其沉重。洛寒深吸一口气。 当真感到头皮发麻了，所以这样奇怪的矿石可以吸收灵气，化为魔气。看样子是的，难怪叫诛仙石，他们所图不小。林青霄脸色覆满冰霜，他知道事态严重，当即拿出通讯令牌，对洛寒说：“你小心避开那块石头，不要靠近。我这就通知古姓星君。”洛寒点头。 趁着林清霄回屋报告情况的功夫，洛寒将诛仙石模样踏下了输入天道面板。这么一查，还当真查到了。洛寒的猜测不错，这种石头确实是今年才刚刚发现的。年初魔界幽赤城一座矿脉坍塌，死了许多人。老迈的幽赤王本来没放在心上，矿脉塌方每年都有，反正死的是低等平民。 死就死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没想到死者家人去收尸时，发现一处塌方下面几个矿工竟然活了很久。他们在废墟下面发现了一种黑色石头，以前从未见过，但是巨魔效果似乎格外好。这样的异象引起了幽赤王的注意。王府幕僚用各种材料试过后，惊讶地发现，这种石头的能量来源竟然是灵气。 它可以吸收灵气，再化为魔气吐出来，转化效率并不是很高。但是，这和魔族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又不需要灵气，浪费再多灵气又如何呢？只要能化为他们喜欢的魔气，便是把仙界的灵脉全部耗光，他们也不会在意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